第五十九集，钥匙插入锁孔里后，林和熙朝左一拧，钥匙头却卡在锁槽中一动不动。右边也是同样的结果，疑心自己是不是插反钥匙，他将钥匙抽出来，翻转过来，再次送入锁孔中，钥匙还是拧不动。意识到是什么情况，林和熙面上神情淡了下来，拔出钥匙，抬手敲门。 敲门声传入门内，喧闹声渐渐止下来，接着就有脚步声由远及近而来。门被打开以后，抬眼看清站在门外的林和熙。开门的人愣了愣，下意识的侧身给他让路。对方并非林和熙的室友。林和熙从他面前走过，抬眼扫过整间宿舍，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香辣味许多人围坐在寝室中间吃火锅。 旁边他的书桌上，甚至摆满了菜盘和酱料盘。看见他走进来，所有人皆陷入短暂的沉寂。指尖勾住挂钥匙的细圈，林可希朝坐在中间的三个室友晃了晃那枚钥匙，不咸不淡的开口：“你们换掉了门锁。”铺位在他对面的板寸男生率先起身，露出见怪不怪的表情来：“哼。” 你不是不住在这里吗？林和熙漫不经心的挑唇，我人不住在这里，东西还在这里，这张床位也是我花钱买的。有钱人家的少爷还会在乎这点东西和这点钱？板寸男生故作思考，而后面露恍然。啊，我差点都忘了。 你也不是林家名正言顺的大少爷，当然也拿不到和林童一样多的零花钱喽。对方话中已经是明晃晃的奚落口吻，林和熙恍若未闻，转身朝自己的桌边走去，从书架上找出东西放入书包内。林和熙垂眼瞥向自己的书桌，椅子已经被人抽走，坐在身下，干净整洁的桌面被酱料盘弄得满是油渍。 上方甚至还有色泽发黑的油垢，显然这些人在吃火锅时借用他的桌椅已经不是第一次。被他随手摆在桌角的练习本也沾到了不少火锅红油，本该收在抽屉里的热水卡不知道被谁丢在了练习本上。林和熙拿起热水卡进入卫生间，将那张卡贴上读卡器，看到了余额为零的显示。 而他记得很清楚，两个月前回宿舍睡觉那晚，卡里的余额还维持在三位数没有变。捏着卡走出卫生间，林和熙面容冷淡地看向坐在火锅前的三人：“你们谁用了我的热水卡？”令两人始终不吭声。对面铺位的板寸嗤笑出声：“切，嘿，谁会用你的热水卡？” 报出卡里原有的余额，林和熙的视线转向他：“你们谁用掉了我卡里的钱，自己心里清楚。”板寸口吻轻蔑：“不好意思啊，还真是不知道。那卡是你自己的，你说卡里有多少钱，卡里就有多少钱了，真当我们蠢啊？”这样，林和熙神色平和的点点头。 像是不再追究般，转而将目光转向自己的书桌。你们谁把我的桌子弄脏了？现在去擦干净！在场无一人有所动作。林鹤西道：“不擦也可以，桌子上的东西，我就当垃圾倒了。”他伸手去端摆在自己书桌上尚未来得及下锅的菜盘，另两个室友这才起身去拦。 从抽纸盒里抽出纸巾，极其敷衍的替他擦桌子。板寸不耐的出声呵斥他们：“擦什么擦？你让他自己擦。”林和熙端着那盘虾滑走到垃圾桶旁，左手微微朝下倾斜。板寸冷冷笑起来，毫不费力的伸手抢过他手中的菜盘，投向他目光里的轻蔑意味更深。却不想林和熙的重点。 本就不在那盘虾滑上，此时更是陡然发力，抬手掐住板寸的后脖梗，将对方的脸直直往沸腾的火锅里按去。没有料到他手上力气这样大，板寸猝不及防，竟然挣脱不开钳制在自己脖子上的那只手。四周其他宿舍本想要置身事外的人，此时也反应过来，纷纷涌上来伸手要拦。林和西手上速度不减分毫。 直到手中人的脸几乎贴上与锅边齐平的位置，悬空在升腾的热气上方，他才骤然止住动作。板寸惊出一身汗来，挣扎着要起身。林和熙又将他的脸往下按了按，眼眸淡漠的扫一眼那些围过来的人，语气平静的问：“谁用了我的热水卡？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” 锅中翻腾的水泡溅在脸上，又烫又辣。板寸眯着眼睛，视线游走过放锅的折叠桌，额头开始微微冒汗。我我我我告诉你，我我告诉你啊！林和熙将他的脸往上提了提，板寸轻轻喘了口气，伸手往锅边摸过去，语气微厉：“ <laughs> 你不在这里住，热水卡里的钱放着也是浪费，还……” 我们帮你用。他的前半句话说得很慢，等到手指握住放在锅旁的水果刀时，语速骤然变得又急又快，反手扣住林和熙的手臂，借力起身，水果刀的刀尖对准林和熙的方向刺过去。变化不过在转瞬之间，四周的人大多没有反应过来，一有害怕被误伤的人朝后急退，唯独没有人上前来拦。林和熙反应极快的侧开脸。 睁眼看着刀尖从自己脸侧轻轻擦过，借由对方受惯性驱使身体前倾的间隙，抬腿将人踹倒在地。水果刀从对方手中摔了出去，砸落在地板上，瞬时惊醒了众人。有人连忙走过去捡起，将刀尖插入刀套内。林和熙蹲下身，拎起板寸的衣领，握拳朝他脸上揍去。对方。 最后是被人背着送去了学校的校医院。林和熙在书桌上翻出实用的东西带上，不再打算回寝室里来。离开以前，隐约回想起那把水果刀的刀尖上似乎是见了红。林和熙推门进卫生间里照镜子，果然看见脸侧被浅浅划开一道，有轻微的血珠从伤痕里溢出，不是什么严重的伤。 林和熙手捧自来水洗了洗，从衣柜角落里找出一顶棒球帽压在头顶，捞起椅子上的书包走了出去。好心情毁于一旦，林和熙直接省掉去超市买创可贴的步骤，朝学校南门的方向走去。路上从体育馆门前的空地穿过时，瞥见陆陆续续有学生进入体育馆内，又听见身后有两人说：“馆内已经开始的篮球赛。” 他不由得放缓脚步，然后从那些话里准确地捕捉到了“理工学院”这几个字。尤崇是理工学院的学生，林和熙也记得尤崇是会打篮球的。脚下步子一转，他唇角微弯，朝体育馆的方向走去，将此前那些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抛到了脑后。体育馆内人声嘈杂而沸腾，两侧看台上坐了不少人。 栏杆边也挂了红色的大字加油横幅，是美院和理工院的友谊赛。靠近内场的前几排都已经坐满人，林和熙走上看台后排，站在最高处朝下方场内望去。比赛还没有开始，球队双方都已经入场，坐在场外的长凳上等待。尤崇还穿着外套没有脱，背对看台的方向站在休息区和周勋说话。 对面美院上场的人里，夏承风也在。林和熙抬眼在对面看台上找方清明视线一路横扫过去，没有看见对方的身影，还颇为意外地扬了扬眉。接着就听见下方有人叫自己的名字。